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九十八集。幽山遍布紫色的美玉，历来是富饶之地。因为物产丰富，所以幽山的土地兼并一直非常严重。 当地的世家豪族一手遮天，抱团排斥外来官员，政令根本推行不开。天宫几次下令清查幽山土地，最后都无疾而终。现在天帝将幽山的治路权交给林清霄，是赏赐，也是考验。林清霄没有犹豫就应下了。幽山是天界出了名的富得流油，幽山整座山上都是美玉，价值不可估量。 既然有钱拿，为什么要拒绝啊？天帝给的痛快，林清霄应的也痛快，谁都没有讨价还价，非常节省时间。天帝对此很满意，临走时随口说：“雷烈王会移交鸿胪院，之后的事情你就不必管了。趁这段时间，你把修为练起来，早日升到上仙。”在天帝的话里，升到上仙仿佛和出门砍棵树一样轻松。 而林青霄竟也当真应下，好。简明扼要，十分随意。林青霄从玉清宫出来后，认准方向，径直去找洛寒。天宫中处处可见灵泉流水，洛寒停在一汪泉边，半靠着身后的石头，为吞元兽吃草。他听到身后有动静，一回头，立即露出笑容：“你回来啦？怎么样？” 还顺利吗？嗯，林清霄点头，站到洛寒身边说：“幸存者安置及抚恤等事，会有天书院接管。雷烈王也移交鸿庐院。后续如何与魔界交涉，就是他们的事情了。”洛寒点头，这种事情有专业的外交人员，他们救了人就可以功成身退。洛涵将最后一节草喂给吞元兽，问：“那我们接下来去哪？” 去哪都可以。林青霄说：“你之前不是说要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吗？我们这就出发吧。”这是洛寒在魔域时即兴发挥的，他当时想到什么说什么，谁知道林青霄全部记下，一样样陪着他兑现。洛寒露出笑，从石头上站起身说：“好，难得，你竟然也有没目的的时候。” 林青霄伸手将洛寒拉起来，闻言轻轻一笑：“ <sighs> 谁说没有目的？他不同意立刻成婚，所以加了第二阶段。如今牵手、拥抱、亲吻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了，也可能是二分之一。”林青霄是个很讲究效率的人，既然设定了计划，总不能许久都不推进吧？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，没有随行的人。 唯独他们两人走到哪里算哪里，这样更有利于培养感情，也能帮助他们两人更快适应对方的存在。可怎么可能没有目的呢？有洛寒在，就是最大的目的。洛寒和林青霄离开天宫后，漫无目的，随便挑了个方向走。两人走走停停，中途遇到一个景色优美的小城，就暂时在这里住下。 这个小城地方不大，可是水雾氤氲，烟雨如画，很有避世美感。林清霄见洛寒喜欢，便去找住所。洛寒暗暗纠结一会儿，找到旅店，他们住一间房还是两间房？万一对方旅店只剩一间房，到底谁睡床之类的问题？后来洛寒发现，有钱人不需要选择，林清霄直接买了个新的庭院。 说是庭院，其实差不多是个园林了。门庭幽深，院落广阔，房间可以挑着水，根本不需要考虑一间房还是两间房。院子中还有一片广阔的湖面，和外面的江水连通，视野极好。庭院建筑环水而建，以回廊相连，走在回廊上能听到下面的潺潺水声。 洛寒一夜伴着水声入眠，竟也睡得很沉。清早醒来时，他发现外面的天还是阴的。洛寒换了身轻便衣服，去园子里散步。他刚一出来，就看到林清霄坐在水榭，似乎已经很久了。他眉头微微拧着，眼神极其认真，一边看一边在纸上还写着什么。洛寒脚步慢慢停下。 他刻意放轻动作，但林青霄还是听到了。林青霄抬头见是他，自然而然将桌案腾出一半空间。你醒了。洛寒坐到林青霄对面，他看着桌案上整整齐齐堆放着的地图、名册、舆图志，叹道：“才一大早你就看完了这么多东西，你昨天睡觉了吗？”“不算多，只是些零散材料而已。”林青霄说。 晚上睡觉太浪费时间了。其实修炼足以代替睡眠。洛寒无言以对。果然，学生时代的学霸，等长大后就会变成一个工作狂。大家一起出来游山玩水，结果只有他是真的玩。林清霄修炼、看书、公务一点都没有落下。被打击了太久，洛寒现在已经可以很自如的接受自己是条咸鱼这样的事实。 他一坐下就想瘫着，最后斜斜倚靠在桌案上，打了个哈欠。啊，幸好我最近没有要紧事，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 <laughs> 怎么没有？林青霄善意地提醒他：“你昨天的祈愿还没看完，再不处理，今日的又要拖延了。前几天修炼的时候，你说我一个法术不清楚，需要查阅古籍，正好今日没事，一起查清楚。” 不要再拖了。另外，你还说想要练字、练画、锻炼身体。洛寒表情逐渐呆滞，他赶紧叫停：“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”他前几天的时候随口说要陶冶情操、锻炼身体，他说完后就忘了，谁知道林清霄全记下了，还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洛寒自责，他怎么就管不住他这张嘴呢？ 林青霄拿起下一封信，处理其他事务。他见洛涵不动，就提醒道：“你怎么不开始？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”洛涵摇头，硬着头皮开始今日份的上进。洛涵耐心看了大概半个时辰，注意力逐渐消散。他换了个姿势倚在桌案上，忍不住走神今日天阴，慢慢落下雪来。 这座小城终年不动，碎雪落在湖面上，很快就消失不见，唯有湖岸、屋檐和树梢上挂了白。浅淡的白映衬在茫茫雾气中，如同有人用水墨勾了一笔，舒展悠然。水榭的围栏上已经积满白雪，在水榭中映照出冷光。林青霄坐在这种冷感的白中，黑发白衣，眉目皎皎，越发不似真实。 他依然非常专注，写信、看书、查表，井井有条。手边的信函以稳定速度减少，兴许是遇到了棘手的问题，林青霄暂停下来，握着笔沉思。没过多久，他就继续动笔。他的字清俊好看，笔迹一如主人的性格，干净利落，对仗工整，卷面非常美观。 他的信函随便拿一封出去，就可以当做字帖，他给小孩子练字了。洛寒看着林清宵写字，由衷赞叹：“他是怎么做到连续工作两三个时辰都不累的呢？”当然，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闲，比如洛寒会时不时跑去干扰他。洛寒隐隐有些愧疚，他就是那个浪费林清宵宝贵工作时间的绊脚石。 就比方现在，洛寒一个人实在坐不住了，暗戳戳干扰林青霄。林青霄，你累吗？林青霄抬头看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吧。你要去湖边走走吗？”林青霄做事要落笔，洛寒不好意思打断他，摇头说：“不用，外面现在下雪呢，我们坐在这里就很好。你在写什么啊？”幽山的地理志。 林清霄说：“幽山内务一塌糊涂，需要确立一套新的、统一的标准。我正在查他们往年的卷宗。”洛寒慢慢点头，他知道幽山，简而言之是个很有钱也很乱的地方。天帝将这个地方交给林清霄可见对他寄予厚望。 如果说先前天帝派林清霄去大明城、淮阴岛、魔界等地方，考验的是林清霄的战斗能力和应变能力，那么让林清霄主管幽山，便开始考验林清霄的政务能力了。前一项在选拔臣子，后一项就是在挑选继承人了。罗涵知道，别看林清霄看起来有钱又有闲，陪着他漫无目的的闲逛，其实他这段时间非常忙。 林山后继无人，素父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割让了很多地盘和产业给中山。素父终于意识到，他的女儿已经被养成了一个废人。以素隐月如今的名声，别说联姻，连在仙界招个婿都难。素父不想辛苦一辈子，最后却为别人做嫁衣裳，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投诚林青霄。林青霄身上肩负苍龙、应龙两族血脉。 也算是应龙一族的后裔，眼看女儿是指望不上了，林青霄就是素父最近的选择。交给林青霄，素父好歹能在林山享享太上皇的清福；如果交给其他旁支，恐怕素父素母的晚景不会好。林青霄相当于同时继承中林二山，整合资源、收复人心，本来就够他忙一阵了。 现在还多了幽山这个烫手山芋，如今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幽山，林青霄必须要做出些成绩来。洛寒感叹完，依然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咸鱼。他看着林青霄写字，突发奇想：“你不是让我练字吗？别人的字我不喜欢，我练你的字，怎么样？”林青霄惊讶地抬了下眼，转瞬轻笑：“好。” 荣幸之至，他铺了一张新纸，问：“你想写什么？”罗寒心想：“这不是情侣情趣吗？写什么东西真的重要？都可以。”好，林青霄润了润笔，落在纸上，运笔如飞。那就写《九华经》吧，你还有一段没背完，正好复习一遍。他还真的，他有意识到这是情侣情趣吗？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